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那人有往宣秀做，神，使那人的生命气息，气息学实到敬拜。今日我叫大家奉香，接受的题目：安德烈大能，安德烈灵人。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上帝啊，似乎这段的时间，恩高主你的仆人要先讲你自己的话。 生命之道，领导我们，更新我们的生命，眺望我们爱主爱人的心，让我们在这个弯曲乖谬的时代，我们有力量将我们所领受的生命之道写明出来，永神一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一告七十三年，一九七十三年，七十三年。 死了七年以前，大爷当时当时我会记得，一九七十三年的一个晚上，我在新加坡精炼灵修神学院的宿舍里面，我手里面拿着一本《圣经人民字典》，新英文屋》、《平安会啊字典，我一页一页的翻着。 我在做什么？我在找什么呢？我在找名字。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基督徒的名。写一、写，那十、写名、写名，换我的老名，我的家老是被基督徒的名。申请人物，申请人物住王噻。我觉得我多对呀，圣经人物的名呢。我我一边找。 一边翻，我一边祷告。最后，我做了选择了，我选择这个人的名字做我基督徒的名字，安德烈，Andrew，Andreas，这是希腊文。第二天，我对对我的同学说：“我起了我的基督徒名字了，什么名字？Andrew。”从那一天开始，认识我的人，我的同学。 老师，他们就开始叫我恩鲁，或者安德烈。一九八四年，一九八四年，我到马来西亚神学院 （SDM） 再受训的时候，我的讲师、同学、老师们，他们都是叫我恩鲁、恩鲁、恩鲁。所以呀，我的马来西亚神学院 （Bachelor of Divinity） 毕业的时候。 我的证书里面多了一个名字，多了一个字，叫做 Andrew，但是我报生子没有的啊，我的 IC 也没有这个 Andrew，也没有安德烈这个啊，为什么？我知道我们当中不止我一个名叫安德烈 Andrew，知道吗？还有人名叫 Andrew，Andrew 的，为什么我要给自己取名叫安德烈 Andrew 呢？因为我在翻圣经字典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件事情，安德烈。 他是以带领人到耶稣面前出名啊！在那外起名安德呃恩奴嘞，恩恩奴是不得出名的，就是带能搞耶稣面前啊。圣经里记载，恩奴安德烈三次带领人搞耶稣面前，他的外 安德烈带出只两个教耶稣名姓。圣经弟弟讲，耶稣讲，世柜车上跟耶稣，你偷爱罗人，无难说，满足在耶稣讲。耶稣话：，佢人多，我只要去罗说，只要去罗地有地方，就着合神好。圣经弟弟讲，安德烈呢一路带了出只两个教耶稣名姓。这只两个，这个孩童呢，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 耶稣拿起五饼二鱼祷告之后，给大家吃，大家都吃饱。弟兄姐妹们，如果不是安德烈带一个孩童去见耶稣，圣经里面就少了一个神迹——五饼二鱼神迹。所以从这件事情，我们看到什么？安德烈他能够很敏锐的发现到一个小孩子带着五饼二鱼，而且他也知道。 这个孩子愿意分享他手中的五饼二鱼跟别人吃。有的人说，其实这个五饼二鱼是这个小孩子的妈妈给他的，那是他一天的食物啊。然后安德鲁知道，就把这个小孩子带到耶稣面前。弟兄姐妹们，我们会不会也同样的察觉到其他的人、别人他们的内心？ 他们的需要的，然后我们也会去带他们。那呢，一群啊安德烈话呢，一下发现讲人的需要、内心的需要、内心的精心，一大壮年呢，你搞来我们参加礼拜或者参加或我们参加聚会嘛。但另外第二次，安安德烈带几个西利女人来见耶稣。 这几个犀利女人外邦人，他们本来是找菲利的。他们说：“我们要去见耶稣，你你帮我们带路。”菲利不晓得要不要带他们去见耶稣啊？所以腓就把这件事情告诉安德烈。安德烈一知道，马上带着他们跟菲利一起去见耶稣啊！你知道吗？当安德烈带着这几个菲利 希律女人去见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了一句话：“希拉马基，那么勒的土地的石油又往过的学了那些石油就给出金色了这是什么意思啊？二零零二年，我从巴生班马郎到芙蓉那边做牧师的时候，第一个礼拜。 好多班丹马兰的弟兄姐妹们，都到芙蓉去做礼拜。芙蓉老外龙民水平、国水平的，别闹那能会去他啊？呃，运还的哈啊，叫他富堂还的。他们惊讶，很惊讶。临胜昌的时候，他们看到走到前面来的都是老人家，巨呢老人家，头两天搞个名时后。芙蓉老外东找来外老呢，你看到了？哦。 你爸爸爱水平啊？谁能进去过？哇，为什么这么多老人？那我要说的是什么？我到那边去做礼拜的时候，我看看哎，老妇又精神，但故事没个会要老妇又啊。一人你做礼拜时候，一人固定是小笔五一那样啊。收了还不提温，就是手还笔提温。年轻人会听吗啊？他们有固定来做礼拜的时候，固定坐在那个位置的。 有的坐在那边呢，有的坐在这边呢，好像那个位置别人不可以坐，是留给他坐的。可是有一天，哎呀，老奶的有的小贝无着，无能说么能说，啊，我那个位置也空坐了啦。哎，今天有的教会，细想呢，就想呢。 今天有的教会，死了一个人就少了一个人，到底发什么事情？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水多会有，他们就是这样呢。落在土里死了还是一粒。我现在还没有发觉，我们当中对岸怎么有个人你左来外头来独立守队还无乌嘛？好像没有，对不对？那如果你独立守队还无乌呀，你就要想想。 不是刚我买了而且我还要回家拿药。还有个什啦？在韩国，如果一个人要洗礼，他一定要带一个人。他没有带一个人来做礼拜，不可以洗礼。为什么呢？因为你本来是慕道友嘛，你现在要洗礼了，就成为会友了。那么你一洗礼，慕道友的那个位置不是空了一个人？所以呢？” 你要带一个人坐你那个位置，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上一堂感谢上帝先贤先圣，帮我们建了这么大间的一间礼拜堂。我们不要做到什么，我们千万不要在土里面死了还是一粒，不，我们要接触水多粒，要不然吸血就血。不是我们要一个带一个。 更多人，教堂才会做更多人嘛，就帮助我们，所以这就是耶稣所讲的那个意思了哈。《资本标杆》这本书，啊 Purpose r i v e n u e s 作者华里克牧师他说，他的爸爸是个老牧师，当他的爸爸没死以前，拿起了工作我啊，这灯我在做灯灯等现在零活啊 有只脚，等等，就只灵火，伊就讲：，这个大能神主啊，这个大能就来怀呀！弟兄姐妹，那人逃避主转的就用负担，一年外你就来怀；，像那安德烈这个康康康康关心你就来怀，大能你就来怀。第三，安的第三，安德烈领哥哥彼得到耶稣面前，一到七十几年，也是个麻木。 当我在《圣经人民字典》，我晓得安德烈三次临人，我就决定选择安德烈这个名字，就我的基督徒名字。那天晚上，我还做一个祷告：主啊，我爱我安德烈，就是这两人行做的门徒叫做朋友弟兄姊妹。 你能也要做找你的祈祷啊！我们大家都要做这一个祷告，做爱爱约安德烈呀！我要学像安德烈，领人到你的面前。啊，我们当中跟牧师同样名叫做安德烈的啊，你对牧师这个教导就更深刻了。 哦，别人带一个你要带两个，别人带两个你要带四个。是，安德烈就是说，大量人星座最聪名好，我们现在要来看安德烈一进哦，带一个阿哥彼得搞上搞亚述面前，那尼好色。一，圣经里面说安德烈。 先找着自己的哥哥。有家人解释：“哎，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要带领那些要带领人人信主，先要什么？先要带领家人啊！”其次，圣经这段重点不是在先带领家人。这段字“先”这个字乃是表示什么？表示安德烈，当他在临人之前的时候，他经过了什么？他经过了许逊。 衡量比较，一律够呢？哎，零人。三条路很多人呐，那我们要带领谁？ <laughs> 我碰到两个人还没有做礼拜，我一找他们，他们就问我一句话：牧师呀，三条路没一些人做个老果的嘛？啊，哎呀，牧师呀，三条路没一能人做那个老果的模样我讲估计呢做个模的，他们也知道我整天这样这么到处跑找人哈，啊，感谢主啦，对不对？ 感谢主，这位阿妹，阿妹呢哈？感谢主哈。那我要说的是什么？这么多人呢，我在接触接触的时候，我常常讲，哎，无论你参一苹果，无论是什么呢，品尝尝二苹果，无论呢是偶十个苹果了啊，你要在想嘛，就好像安德烈知道人的内心的需要，然后去带他参一苹果嘞。 也是固定你这样时间，可是有时候一些是半餐半食的，你去关心，你去带领他就来的；有一些呢，就等着你开口啊，你没开口啊，那个苹果就就你就可惜了。你有机会为主结果就没有机会为主结果了啦。弟兄姐妹们，就帮助我们安德烈就是怎么样？他要领人想啊想啊，在他认识人当中，他想到了，哎，他就去带带谁？自己的哥哥。哎，你看。 这个彼得一到耶稣面前，彼得就跟随耶稣了。所以彼得就是什么？一粒熟悉而已。苹果啊，已经彻底品过。如果没有安德烈带领的话，这个苹果会不会烂了？没有人知道。这位历史上会不会少了一个彼得这个人？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安德烈在带领人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又去想，想，想。其实我告诉你，我接触好多。 三六六那没走礼拜，我跟他谈谈，哎，这个人好啊，叫能讲我啊，叫他偏就听，偏皮可他就这个，他还是经常经常的苹果，啊，那我还是多关心一些广场广时的苹果，对不对？所以主帮助我们，好多人我们要去带领，带领他们信主，有一个调查。 今天在教会里面，所有做礼拜的人当中，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他们是因为朋友，因为朋友你找来，因为朋友你找来外因为有朋友跟他们分享福音，有朋友邀请他们来做礼拜，有朋友叫他们，啊啊，出去这个基督教的音乐会。 或者布道会，或者聚会等等，最后他们信主。哎，你看这个数字很厉害呀，百分之八十九十。弟兄姐妹，问一个问题，我就问他：我们当中哪一个人是没有朋友的？举手。那那长安，第二呢？没朋友抽刀去砍啊！啊，没有人举手啊！啊，你做朋友啊带女朋友啦？ 带你的朋友啦，你要知道吗？十个人当中有八个到九个是因为朋友你找来吧。如果你知道你的朋友你不敢带他，那么你就介绍你的朋友来认识我了。啊，今天我看到我们的教区，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财政娘又再一次来做礼拜哈。他那他前个月来上个月来做礼拜，我认识他也认识他哥哥了。孝兵，我就直接去找他哥哥。 门牌什么四三二是吗？不好像那里苹果比较轻一点了哈。但是还是要继续带，继续要关怀。我已经记录下来了。哎，如果你们有朋友，你知道吗？我来的时候有一个人告诉我他的朋友名叫什么。那我有一天在探访探访啊，在赵燕姐那边探访了，我就隔壁跟他 hello 一声，我说某某人。 我是你的朋友，一乡的朋友，一乡告诉我，我来认识你。那后来就继续联络，后来有一天就去探访他。你知道这个人吗？已经来参加两次礼拜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朋友不敢邀请的话，叫牧师。啊，牧师哥，牧师哥找你朋友朋友。啊，牧师哥找你朋友朋友。我爱咋能讲啊？对呢，跟万里一样。 我我那啊，我竟干敢呢？啊，怎么？没有婚啊？ <laughs> 对不对？弟兄姐妹们，我本身搞的，因为朋友关系，协助我呀。我们要去带，你们也可以介绍给牧师认识。第二，要快快了哈。安德烈对哥哥说。 遇见基督了。我时讲当你听见，才知道十里万众的爱，昂，大为更加大团结。小宝学妹，本来你在台南买石头烟啊！阿华听说广西的过来也来买石头烟啊！哎，如果你知道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时候，你会做什么？ 只要头他会晒劳力，去帮助劳力多你啦。故里干警咱能讲，公公讲你也别没啊。阿华殿对王小王，你阿华殿真那个阿华米罗王，米罗对王小王，那石头烟啊，吃苞米那石头烟，不但在公公个讲，咱拿刀也讲哈，所以拿刀啊哈。啊，咱店呢跟每个人都讲，对不对？是不是？我店呢有哪一个人听见米罗？ 一罐卖十块钱，鸡啊？三十个，几啊？短短我可卖一百万多个，吗？没有哈。我们一定告诉人，那意思什么？把好消息告诉人。我告诉你，安德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跟耶稣，因为他老师施洗约翰的话，他跟耶稣，他一整天跟耶稣，从大概下午四点到第二天早上。他看耶稣做的事情，听耶稣讲的道，他。 很清楚的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耶稣就是狗座但你要写炸一杆更可拿一个阿哥，彼得对彼得说：“我们遇见狗座了。”哎，遇见很有意思啊，就是认识上帝了，他遇见主了，他看到主的那个能力、主的工作、主的荣耀彰显、主的爱、领导了，所以他就是这样一个，赶快去什么？ 告诉他的哥哥，其实圣经里面不单是这样一个人，还有一个人，比如说谁呀？啊，撒玛利亚夫人，当耶稣跟他谈到之后，他赶快跑到城里面，跟人家说什么？哇，我遇到耶稣了！耶稣他跟我谈到，一拱心那打，我认识他了。然后圣经里面讲了一句话：撒玛利亚城里面另外一个时来，有很多人相信了耶稣，因为什么？ 因为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把耶稣所做的事情都说出来了，见证耶稣。还有一个人，那个人是谁呀？生来瞎眼的，你本来没这么康见，本来看不到，现在耶稣医治了他的病了，他看见了，哇，他很高兴。可是你知道过后，五月呢？五月一，也份没有，见你没就一号想人啊，一直追人，你要告诉耶稣，既然挨我。 破坏耶稣，可是你知道吗？这个瞎眼的人他讲了一句话：“耶稣是在哪吗？我没得清楚。但是我许愿在人外背，过来我的茶马，幸好我看见了。哎，跟进耶稣啊，那边白没？我许愿在野外哦。这浅浅的福州话，年轻人应该会听吧？哈，会以啊，过来呀，大不累。可以了哈。好，上个礼拜我去探访一个人。” 啊，我跟他谈话不久，一个牧师，我系三卖女的算呢，被社会这只捞女了，又嚟捞女了哈，被社会捞女了哈，你识俾开，牧师，我系三卖女的选呢，被识货，这姐捞女喏，要嚟捞内了哈，不识货捞内了哈，伊识不识？牧师，我系三百女的选呢，但我的岁滴时呢，一成为公益嘅见证。你听讲未？安得哩？这里传伊呀！一定是到耶稣。哇，耶稣，耶稣是救主，耶稣是神，是弥赛亚。 他赶快什么？赶快去跟他的哥哥讲啊！这个就成为他的什么？成为他的那个动力的、灵人的动力的。弟兄姊妹，我们做礼拜，我们有感动吗？把你的感动跟人家讲。你是耶稣吗？就你所灵是耶稣才能够这就是来奶嘛。今年牧师来，我跟你讲了，我的目标是什么？ 什么？啊，大声讲来！一、二、三。A、B、C。什么是 a a t t e n d a n t 做礼拜的人数。什么是 B？Building，building 不是叫校名来再建一个建建一个 building 的哈，因为我们礼拜堂已经很美很美了，什么都有了。Building 是指 software 这方面，administration，management，软体的。 C，现在告诉大家，Community Service，我们要好好。既然商谈在三条路这个地方，我们要好好服侍我们三条路的人，把上帝的爱透过服侍表明出来。但是我要强调，A，A 是什么？A 是人数做礼拜的人啊，做礼拜的人，我们要我们做礼拜的人数增加。你看看这个报纸。 另外一变什么？另外一变教什么？变教人丢丢的，变教红 o m 哇！这发生在哪？在欧美 Europe country，今天在 Europe 国家，每一天，每十个人都有礼拜堂，不是变 hotel，就是变 museum，不是变 museum，就是变那睡教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Europe，欧美国家，我们的印象他们是什么？基督教国家。你碰到那些鬼，他不叫鬼佬了，红毛佬啊啊！如果你问他你信仰什么，他会跟你讲，I'm Christian，是不是？我是基督徒。既然每个都说基督徒，为什么礼拜堂变到烘焙去啊？变到好，他又变到穆教，变到回教，回教堂啊？为什么？二零零一年。 我去奥地利旅游啊，那天刚好是礼拜天，我去做礼拜，一间外形非常美的礼拜堂，能够坐几百个人的礼拜堂。那天我进去做礼拜的时候，看来看去算来算去，还不到四十个人做礼拜。那你就知道会什么事情了。教会做礼拜的人数不能够少啊。 做礼拜的人越来越少，才是教会什么？四个字自己读，一二三，真正危机。你不要以为呃、礼拜堂这么大间，如果礼拜堂的人数没有增加，死了一个少一个，死了一个少一个，不必一百年、五十年后人家来到里搞萨内罗看那嘞，看上一栋啊，在那里，因为上一栋你抱怨啊。 公哥，不可能吗？有可能呐！这个事情发生在 Europe，我们说，哎，我们我上次跟大家讲，我们去我们去我们去中国，我们看风景；我们去美美国，我们看科技；我们去 Europe 看什么？看礼拜堂，看教堂，一间间很大很大的教堂，结果变到 tourist，给旅客去看的了。 就怜悯我们，记得，做礼拜的人越来越少，才是教会真正危机呀！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做礼拜人数。那我们的周报，每个礼拜都有刊登一个什么，你不可不知道的数据呀，quality，quantity。 你看，我们来做礼拜，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那你们看到什么？还没有 MCO 之前，我们来做礼拜人数平均是什么？平均是三百二十二人。七月开始做礼拜，一百三十人；八月开始做礼，八月一百八十三人；九月二零六人；十月三个月还没有那么快嘛？啊，十月两百二十七人。啊，感谢上帝啊！你看，我们开始做礼拜了。 我们从七月开始，人数都加，加，加，加，要不要拍掌啊？拍掌，感谢上帝！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你看，十月二二七，九月二零六，来，另外一个 slide，比较一下，我们呐，十月学学好，比九月我们还多了多少人呢？ 我们还做了二十一人，感谢上帝。因为十月的时候，忽然间 COVID 来定，好像风云再起，对不对呀？风云再起，我今天早上在一个墓外那边生产的时候，我记得上个月还有十多个人，今天去还不到十个人，大概全部都跑掉了。那感谢上帝，我们芙蓉不是芙蓉堂哈，做了十八年，我说不小心会讲到芙蓉堂。我们三堂没有躲起来，我们还是来做礼拜。 所以我们十月我们还是比九月加了二十一个人，但是不要忘记哦。我们今年初 COVID 来定之前，我们三百二十二人，所以我们还有多少人还没有回来做礼拜呀？我们还有搞人物员呢，我们还有九十五个人还没有回来做礼拜。我们现在回来做礼拜的是七十点五八仙我们还有二十九点五八仙还没有回来，弟兄姐妹们。 那这个工作，木主需要做咩？木主要你捞女了，妹没啊，来请我说，我们土地板，妹没呀？大家一起来，谁没有来，打个电话问候他。哎呦，怎么看见你走来哇哟？啊，向你请安呐，我们去关心，我们大家一起去关心。我们一定要人数增加，你们也知道，二十五年前。 我没有在这边做牧师，我申请离开，因为一九九三年、一九九四年两年，就来外引出差不多是余个浪漫上的归人，我就觉得我的工作完毕了。那我到班达马兰做牧师，MBS 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赖腾生牧师说，詹牧师这几年来，班达马兰我的工会是巴生增长最快的教会，感谢主。 我到芙蓉十八年，十八年里面一年十六个会有回家，十八年多少个？你们数学比较快的。一年学学那些十六家会有断错、端错，这芙蓉光搞选哪我们啊，十八年多少个？两两能八家，但是做礼拜的人数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从两百多到五百多，我还开了四间教会。 三间不，不三间不到所芙蓉堂，人数一定要增加，要不然就是教会危机。所以我们做指示的，如果你没有关心到做礼拜的人数，不配做指示哎，sorry，好像太重一点哈。你注重的是什么？不跟牧师一起来做礼拜，人数一定要增加。我们大家一起去做啊！我们大家一起去做哈！我们要去关心，要去鼓励，我们要去安慰，我们要去带领，让。 我们福源堂 A B C A 哎，村镇这里边的人数继续增加。最后第三，安德烈林哥哥去见耶稣，哎，安德烈，怎样阿哥供耶稣，供供供，那么为呢？逮一颗给耶稣了。我们呢也会跟人家讲：“走来吧，走来吧。”有一天找到一个好机会，立马立马罗马哎，做如愿全高啊！哎，立马罗马 就俾摆上啊啊啊招募书来关注呼吁啊啊啊！呢呢就为咗嘛，中国老人会呀，妇女会呀，你看，这就是，要不然没有做这个工作，看来看去都是几个，浪费时间，浪费资源。我们一定有个目标，我们聚会，我们要人数增加，啊，领他、带他、陪他一起来。 所以安德烈不但跟哥哥讲耶稣，他有行动啊！所以我们也要一起行动。行动什么呢想想，哎，另外一个事嘞。大家呢认识的人，聚会呢，讲呢，朋友啦，改变错啦，哎呀！今天早上我心里面很后悔，因为我见到一个人很喜欢唱歌，常常唱卡拉 OK。我要跟他讲一句话：你这么我全歌，你来陪我歌啦！啊。 就哩是叫我当改改万多人去老神，没神就讲了有时候我们给神给我们支智慧，我们怎么样跟人家说话？哎，你看，抽烟啦东西啦，中国的，你老百当参加聚会，参加来百当我动，一次又一次，他就认识上帝了，就帮助我们哈。好，我要做结论了。虽然呢。 S.I.D. 搞发明出名，一个人可以在许多方面出名，闻名于世。我们现在来看看圣经人物：n o y a 他的出名是什么呢？政治。大卫，他的出名是什么呢？和神心意。彼得，他的出名出名是什么？很自率。约翰呢？他的出名是什么？耶稣的爱徒。犹大呢？卖耶稣。 巴拉的，多马福音，安德烈，安德烈写那什么呀？大量的神作哇，是吧？好啊，哎，大量大量的神作啊，这给呀。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安德烈曾经讲过道，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安德烈曾经行过神迹，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安德烈写的那一本圣经。但是安德烈，他。 两人找来外带领人信主，出名啊！所以一九九三年我就选安德烈，叫我的名字，以后你们也可以叫牧，叫牧师 Andrew 了哈，比较亲密一点。很很久没有人叫我了哈，所以安德烈是我们的榜样啊！啊，今天我们当中，我看竞赛呢，大多数的人不会站在台上唱歌，对不对？或者？ 在大家面前讲，真正讲道，但是我们都可以成为谁？成为安德烈，我们可以成为一个邀请人、带领人、鼓励人，来到一个耶可以认识耶稣的地方，教会的聚会或者活动。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记得，当我们做带领人的时候，最后一个 slide。我们不是要把人变成基督徒，我们也不是要。 男人 i 你生人人人在男人没没办法，个人变个找来话哟。男人不过的是哪？大能搞亚苏名声，亚苏就做改啊，城里都做改啊，我们没有带，就没了，所以这个带，这个带，广声带，男人顾搞的过一目的找来话，那过声音呢呢？我们一起来工作，安德烈灵人，让我们一堂，我们大家也灵人，就帮助我们。好，我们来唱诗歌。 人心惶惶啊，COVID-19 让我们唱这首诗歌。这世界有苦难，但是做耶稣，你必风感往。耶稣是那人平等说，是那人给咯，是那个人赞美。那因为 COVID-19 僵之难哟。对牧师哩讲，o v i d 1 9那就讲，但是那讲呢那人看见就听得精神呢。 明明咱那人摔倒摔了，哎，人家拍电话来，冇得医了。啊，那那去了，妈妈下体好的，消费好的，等我去昆明了哈，带你儿冇去干咯，对不对？很多这样的事情，啊，我们要感谢上帝，我就只要每时跟平安感谢上帝。妈妈孔明感谢做，和我时跟平安在一起感谢做，每时跟那个红点那个爱徒的心，大量节省跟时间。 刚下脚，因为雪呢，先喊人捧下，OK，好，我们大家站起来唱。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 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耶稣，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正平安，深深在你心里。 <laughs> 哦，耶稣给你平。 感湾，他要给你，他要给你平安，永永远远不断。耶稣，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正平安，深深在你心里。 永永永流不断，哦，耶稣给你平安福，那来求我，耶稣耶稣给我平安，耶稣给我真正平安，深深在我心里，永永永流不断，哦，耶稣给我平。 啊，副歌再来一次，耶稣耶稣给我平安，耶稣给我真正平安，深深在我心里，永永永流不断。哦，耶稣给我平安。感谢主，阿妹，耶稣万能平安，强错。